特和他奖杯的秘密，和往常一样，每天早上上学前，根特都会跑到海滩练习足球。他非常喜爱这项运动，他对足球的喜爱可以表现在他每天出门都必须带着一个奖杯。这个奖杯是他之前参加一个儿童足球联赛赢得的。但是有一天早上，当他准备出门去海滩踢球时，他的妈妈拦住了他。 因为那天他应该和他的同学一起去 l i c e 大剧院，所以他不能像往常一样穿着满是沙的衣服，拿着那个奖杯去参观 l i c e 大剧院。根特放下他的足球，快速地跑进了他的房间。l i c e 大剧院是巴塞罗那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所以最好不要穿得随随便便进去。正当根特换好衣服准备走出房间时，他想了下。 最后还是决定要带着他那心爱的奖杯一起去参观大剧院，因为他可以一天不训练，但是不能一天不让他的战利品陪伴着他。当根特到达利塞尔大剧院时，他被眼前漂亮的彩色花窗和壮丽的门廊震撼住了。 并且久久不能移动自己的脚步，仿佛置身于一座华丽的皇宫。大理石破旧的阶梯一直延续到皇宫的正门。如果说他已经被大剧院的外观吸引住了的话，那大剧院精彩的歌剧表演更令他着迷。精彩的表演甚至让根特完全忘记了他心爱的奖杯。在演出时，他的奖杯滑落到了地上，并滚到了一个座位下。 直到根特晚上准备钻进被窝睡觉时，他想起了好像忘记了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每晚睡觉前，他都必须把他心爱的奖杯放在床头柜上。对，是他的奖杯。那个时候，他才想起他把这个宝贝儿给忘在丽丝欧了。他赶紧穿好衣服，悄悄地溜出家门，准备去找他的奖杯。在街上的时候，他叫上他的好朋友 Rain。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汽车，他请求 Rain 陪自己一起去找长辈。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来到大剧院雄伟的门廊前，敲打大门，试图说服门卫让他进去。当根特给这个门卫解释了这个奖杯对他意义非凡后，门卫同意让他进去，但是一直都没人给他开门。根特开始绝望地哭了起来。 忽然，一个头奇怪地从大剧院的大窗里探了出来，问：“可怜的根特，发生了什么？”“我想找到我的奖杯。今天上午我在听小魔笛歌剧时，奖杯掉了。”“进来吧。”那个东西说。“我叫塞尔本达丽娜，我会帮你找到它。这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因为我总是一个人。” 非常无聊，塞尔本达丽娜有一点担心，但是他非常愿意帮助根特找到他的奖杯。根特也已经将信任寄托于他。接着根特一跳进入了利斯奥大剧院，这时他认出了塞尔本达丽娜，因为早上的时候他还在一个圆柱上，她也是用大理石雕砌而成的。它虽然有着狮子的身体，它长着一张弯弯的鹰嘴和一条蛇尾巴，还有一对巨大的鹰隼翅膀。 塞尔本达利娜和根特立刻就成了一对好朋友。根特坐在塞尔本达利娜的身上，一起在剧院里飞翔，寻找奖杯可能出现的每一个角落，但都一无所获。他们只发现观众席上的几个座位上有一些粘粘的脏东西和一些奇怪的绿色脚印。就在这时，令人恐怖的一幕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个巨大的粘性怪兽颤抖地站在镜子大厅的中央。 手臂下夹着根特的奖杯，已决定拿回奖杯的根特看着正在发抖的怪兽，心想：也许他也非常害怕。他勇敢的向这个怪兽靠近，并告诉怪兽他不会伤害他，他只是想拿回他的奖杯。怪兽同意把奖杯还给他，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帮助他回家。原来他来自地球附近的一个星球，有一次他们星球的人探访地球时，他被留在了这里。 这时的根特有些失落，因为他还是个孩子，怎能帮助这个可怜的怪兽回家呢？当他失望地看着他的朋友塞尔本达利娜时，他忽然想到一个很棒的办法。塞尔本达利娜是大理石做的，所以不需要呼吸。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带怪兽回家了。但是，他又怎样向塞尔本达利娜提出这个请求呢？有一个条件来换。 根特想了又想，最后明白了塞尔本达利娜其实只是需要他的陪伴而已。后来，怪兽在塞尔本达利娜的帮助下回到了家，而塞尔本达利娜也不再孤单了。这些都要感谢根特，感谢他宝贵的奖杯，让他在里斯奥大剧院经历了这次神奇的冒险。